锵锵三人行，哎，佳辉，你看今天的伟杰多像一个淑女啊！对，我今天要走淑女路线，其实换掉换成绿衬衫就会变成我学高中的校服了，还好家里没有。 <laughs> 哎呀，那就又变成色情范儿了， <laughs> 高中一呃，绿衬衫哦，景美女中啊，北啊，对对，景美是黄黄色啊，黄的。哟，那个女中好像美女特别多，是吗？啊，中山。 的漂亮女生特别多，白白色的衬衫。对，北一，是出才女嘛，都是考的最好的才才才去北一。你你好狠哦，不，你讲的好好哦，我们以前都超狠的，我们就我们之前都会，就是以前。好和狠有什么区别？ <laughs> 我说你人好好， <laughs> 你人好好就是人好狠吗？我们以前都被说的很狠，就是男生都会开玩笑嘛，就是北一无美女。 然后中山无才女，然后景美无点点点点点这样子，对，所以通常就是如果你就是说啊，这个人读北医，他就是可能长得就会比较，就是温良恭俭让一点这样。哦，长得在台湾那时候啊，我的年代八零年代，你赞美一个女生嘛，赞美到最后没没东西想出来赞美，就说嗯这个女生蛮爱国的，对 <laughs> 你们还会赞美？ <laughs> 有，我们也会。什么意思？ 爱国长得漂亮，就说你蛮爱国的。不是没有没有，就说你不知道怎么称赞你可能赞美她漂亮，可能赞美她性感，可能赞美她聪明什么。假如都没有给你赞美的，她 <laughs> 已经没有形容词可以形容，所以就说。这女生蛮爱国的。 <laughs> 哎哎哎！以后我要学。 <laughs> 然后说不好的啦，我那个年代八零年代有一个说法叫“巴辣”。 把那是什么呢？呃，番石榴，普通话番石榴，番石榴，就说啊，个女生像把那，这是台语，是吧？吗？板这番石榴，不晓得为为什么这样说，那讲得好就是铆丁。 哦，这个我也不知道。柳丁也是一种水果嘛？柳丁就是橘子，就是橙子啊。对对对对对。然后有些女生是基本上木瓜，OK， <laughs> 高雄木瓜牛奶嘛，好喝嘛，甜嘛。木瓜我听说是丰胸的。对对。我们我们那年代比较单纯哈，不像你们， <laughs> 我们想到的，呃，木瓜牛奶，高雄木瓜牛奶，喝起来很甜，我们觉得这个女生很 cheerful，很甜。哦，真的。笑得好甜。 啊，对，所以基本上你是集几种水果在一身。对对对， <laughs> 但是这虽然是这样，我现在慢慢觉得啊，我们也不要光想着女人。那怎么我们这是你 <laughs> 别把我拉下水。 <laughs> 我最近这个很多的这个感慨，我觉得过去啊想女人太多了，而且我认为啊，我们应该更多的想一想老人。 你 <laughs> 转场转得好， <laughs> 转转的好认真是吧？我跟你说，就是我们现在活的那真叫花红柳绿的，整天这个样。但是你真的没想到这个凄凉晚景啊，我觉得老我们早晚都有那么一天。嗯，我对于这现在今天咱们都进入老人社会啊，你看这些年轻人们搞这个的搞那个的，嗯，可是那些老人，你有没有想过没有？我们的父母他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，你知道吗？我要讲一个人，台湾有俩才女。 这个作家朱天文、朱天心，你知道他们的老师啊，他们拜胡兰成为师。嗯，这个胡兰成在我们的记录上啊，有这个汉奸文人或者流氓文人等等的这个光荣称号。但是呢，这个人有很多个面相，那比比如说他也有这个文人的，呃， <laughs> 当然是他就是有他文学的一面。嗯，而且呢，抗日战争之后呢，他呃逃到了日本。 他到到日本，你你还不知道他的这个生活，他好像有几个日本的知识分子啊，或什么请他开班嗯，就讲，他他有这样的，而且他还写了这个书，写了这个书。其实胡兰成啊，刚才我跟家辉还沟沟沟通了一下，他对胡兰成的写文章批评过。我呀，现在觉得我开头迷过他一阵儿，可后来我现在觉得什么呢？胡兰成啊，就在一线之间，就是要不然。 他就真的是一个，呃，很有这个灵感，很有天赋。就我就说有一个跟我不同的灵魂。嗯。要不然这个人呢，就是太会说漂亮话了。哦。就我有时候看他讲的有些话，我现在慢慢看的有点就我们有一个成语叫“诚意过高”。嗯。就他讲的啊，你不要他讲的特别让你觉得哎呦这个妙啊哈，可是呢又不知道。 说实在不是很清楚他在说什么，可以说花而不实嘛，就说太打我们说什么太打，就那种高来高去那种。反正相反就是，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张爱玲是我能理解的，嗯，我能共鸣的，她描写的这种人性深处啊，是咱们就是咱们的心，就你能能领会。胡兰成有点什么劲儿呢？你觉得？胡兰成，你说他诚意过高，从这个角度。 他写出我们至少在笔上面啊，写出我们做不到的嘛，包括真的做不到。我的哎，我这句话有后面的，连他自己都不一定做做得到。OK 哈，包括我们对人的关系那种温暖、那种温情，可是我们看他自己写回忆录、写传记，他对人很凶呢。他说他骂老婆，后来他不断老婆不断嘛啊对，呃，看到女生会占便宜，然后对对对日本人的关系。 哎，假如他诚意过高，坦白讲，你自己做得到，我们会感动、感佩、敬佩。他做不到嘛？然后收回他所谓汉奸那一段，哈，OK。有人说真的汉奸，哈，可以说所谓汉奸。那我总是有个偏见的，OK。我觉得难以接受啊，因为他说基于他的角度，他觉得我们亚洲的文明这要高出来，反制欧洲、美国的文明，OK 哈。可是我真的可能我太低了，诚意过低哈。 我难以想象，在日本人侵略中国那一段时间内，你能够在临县区主动的，不是被迫，每天跟日本人调笑、喝酒、称兄道弟、谈文学、谈女人，能够这样吗？就像汪精卫一样，OK，很多争议嘛，说他可能是爱国，可能卖国等等，OK，不管怎么样，每一次我看，因为我研究这这一段的历史了，每次看到图片。 看到他去日本访问，站在东条英机旁边，站在日本军阀旁边，那种谄媚的谄，怎么讲啊？很谄媚的笑容，拿着烟抽烟，我就想，你能够容许自己这样做吗？你怎么可以容许自己这样做呢？你受得了自己吗？站在你旁边的人是杀了多少的中国人，让中国人家破人亡的日本鬼子，你接受不了嘛？ 我们一般这会有洗护的嘛。我很讨厌这个人，我根本不想见这个人。对。我怎么可以接受呢？哎，你说他也说漂亮话，我跟你讲，这个魏杰将来男的要跟你这么说， <laughs> 你比如记下来，哎，不是抄下来。明明你看有了老婆，嗯，然后又有了别的这个女人，对吧？但是你看他是说这个话就漂亮，就是说会说，我们像亲人一样，这个一般男的都说得到，对吧？他会说啊。 我们两个呀，我跟你这个老婆，虽然我跟这个情人在一起，但是我和我的这个老婆和张爱玲啊，就是说，我们就像天上的星辰，遥遥相望，各在天的一方。哎，你说这是不是我说的？这个话说的真漂亮， <laughs> 你知道吗？太漂亮了一点，真的有人相信吗？ 就如果现实生活中，就说你真的跟你老婆说，我们就像天上的星辰，各具一方，遥远的美丽才会成就一片美好的就是夜晚的天空。老婆不把鞋跟敲你头才怪嘛。 <laughs> 有有个前提未结，江爱玲写过一句话哈，她有一篇小说叫《红玫瑰白玫瑰》哈，嗯嗯反正里面男男女女三角恋，这样，其中讲到一句说，因为那个男的教那个女人怎么骗她老公哈。 因为那样，的女人是有老公的嘛。然后将来你这样写说，OK，你老公，她老公会相信的，只要他愿意相信，嗯，啊，这是，所以你男人跟女人讲这句话，只要他愿意相信，他还是会相会相信的啊。一直到可能某些关键，像你说的，可能他这种话对每一个女人讲啊，包括对他的小护士小周嘛，也是，小周也相信了。 啊，后来到了终于要吵架的时候，那胡兰成就跟他说：“你早就知道我有张爱玲老婆了。”小周说：“我以为你是说假的，对吧？ <laughs> ”对啊， <laughs> 突然突然从相信到到完全否认，对，所以看女人的情绪嘛。对，看胡兰成的天空真是繁星灿烂， <laughs> 好多星星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我已经说过了，让我们想想老人，结果我们又在说女人，又绕回女人。 老哎，我我真的，我现在觉得我们应该多为老人这个这个这个说话，要多想到。我觉得现在包括我在内，我也是不孝之子。就是你的这个不孝表现在哪儿啊？你不能对你的父母亲呐感同身受，嗯，你不能理解他的这个处境和他的特点。你看现在微信上他们发给我一个东西，可能挺俗的，但是我觉得有些俗的就得让大家共同感受一下。你可以看看啊，一组图片。 这是父亲和儿子，老父亲眼花了，他看见个麻雀，但不知道是什么，就问这个儿子，他看不清嘛，说那是什么？儿子看了一眼，又盯着报纸说麻雀，麻雀又飞到了另一个地方，父亲又问，那又是什么？你看儿子，儿子有些不耐烦，爸，我刚告诉你那是麻雀，你再看，父亲又忍不住问，那是什么？ 儿子忍不住爆发了：“麻雀，爹，那是麻雀。”这儿子躁动了啊摸啊麻什么七月雀摸啊麻七月雀，你听清楚了吗？这儿子就有点跟父亲不耐烦了：“你为什么老是问问问问个没完呢？”儿子训斥父亲：“都告你几百遍是麻雀了，你怎么总就是不知道呢？” 父亲被儿子一顿暴吼，没有说话，默默地回屋。回屋干什么呢？您看，就回到他们家里。他拿过来一个小本子，然后呢，给儿子看，让儿子读其中的一段那是当年啊，这日记里写，儿子三岁了，这是老父亲写的日记。儿子三岁了，今天和我在公园，我们面前有只麻雀。 我儿子问了我二十一次，那是什么？我回答了二十一次。他每次问同样问题的时候，我都拥抱了他，一次又一次。这种这种感受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不，我有时候想啊，我曾经无数次的，这个可以说啊，训斥过自己的。 父母亲就是有一有时候他们老了，他这个，咱就说就说就就可能昏昏然，你说个话他听不明白，哎你他又或者固执的不得了，这脑子跟石灰石一样，嗯，你让年轻人经常着急了，对，可是你有没有想到？ 你小时候的时候，你不知道的时候，他们的反应。像我，因为我我就我外婆，她有一点那个老老人，就是失有点失智哦，特别是在身受伤，就是头部受伤之后。然后我就非常常回台湾，然后我就我每次看到她的时候，其实你都你你都你每看一次少一次，所以我对于那个的感觉，刚刚看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说心里很有那个感触，因为他真的就像是小孩子，然后他也不是说他。 刻意忘记，但是他就没有办法记得，然后你就会发现说，呃，你对他就比如说我回去了，他看到我就好开心看到了你，然后五分钟之后你出去外面就弄个东西再回来，他就说他又同样看到你很开心，哎，你回来了， <laughs> 他就 forever 就是在重复这件事情，或者说他根本不记得他今天吃了什么，去了哪里，那你如果一直跟他说你怎么不记得不记得，他会会怕。 他就跟小孩被骂是一样的，他会紧张，会害怕。对对对。然后就后来我就就我之前也是在看网络上，就是有文章说，其实我们对于父母对小孩的那种呃大方的程度跟。 就是容忍的程度其实是大过于小孩子长大之后对父母亲的，比如说买东西好了，大部分父母亲买给小孩子都是小孩喜欢什么，多少钱那个什么婴儿车啊，什么的上什么学校啊，干嘛干嘛的，多多多少的钱你都买给他，你都觉得说这是我投资我的小孩，但是反过来今天当父母亲老的时候，你可能觉得说。 啊，他用不到了，啊，不用了，这个就可以用就好。或者说，他那个心态其实差很多的。是，这个背后有个不太对等的东西啊。当然，我们明白小孩特别可爱嘛，可是未来嘛，哈，等等，而且自己生出来的嘛，我们是被父母生出来，我感感受不到我被他生出来的感觉啊。可是小孩自己生出来，自己制造出来哈。那另外一个很重要不对等。 我们成长过程里面，每一个人基本上，不管你家庭所谓多么美满幸福，两代之间会有 tension，会有张力，会有压力，会有恩怨情仇。嗯，所以到你父母亲老了，你面对他们的时候，其实你看到的不仅是一个老人家，你可能不自觉，种种的恩怨情仇啊，会出来，然后会影响你的情绪。 呃，对，你对那些小孩没有啊？他刚出生，你有责任感，作为父母亲，没有那恩怨情仇，只有恩呐，只有情啊，没有仇那部分。但是你看，我觉得社会啊，这真是中国几千年未有之变局。你知道中国文化过去啊，老人是这个社会的顶梁柱，从家有一老如有一宝，对，从周朝的时候，当然中国的走向另一个极端也很腐朽，就是说感觉什么都得听老人的，老人在操纵着，实际是操纵着一切。 包括这个孝道，通过孝道，可是你知道，到现在你感觉到没有？老人代表着什么？代表着愚蠢、落后，呃，不会用 iPhone，不会用电脑，那这个这个这个无能是吧？就是代代代表着，真是老而多辱啊，就是就是完全的就差劲。所以为什么我想这个胡兰成呢？ 我就讲，我看他一在日本讲这个《心经》啊，有人给他翻译过来。他讲《心经》这个啊，我我我我不太能明白啊。但是呢，这个他有一段话，所以像胡兰成这样的人，他的话也不能全废嘛，也也有可取的。呃，然后呢，你看他就有这种感慨，说东西方的这个不同啊。他说啊，我儿时我小的时候在中国乡下，同族长辈中的老人一大早起来散步。 留意到村子里的某家人家还在酣睡，是吧？便在大门外一声轻咳，代替斥责。那一家人赶快就打着哈欠，赶快得得起身。就村里啊，老人是很有地很有地位的，就是说，既不是村长，也不是直系长辈，只要是个老爷爷，偶尔坐到我们家走廊前头，他说：“我记得我的妈妈呀。”立刻穿戴整齐出来奉茶，就那种敬老的文化。 他说：“这个呃劳苦啊，就是这个一呃《心经》里讲生老病死苦。他说劳苦，现代社会的养老院就能看明白。以美国为例，美国他说老人都靠退休金在养老院度过，看老旧的电视和广播，老人也像过时的过时品，已经被这个世界抛弃。辛苦一生，对自己除了退休金以外别无任何价值。想为世人做点什么吧。” 则在这个世上已没有任何与自身可亲的东西了，这个世界不是你的了。然后公园里老人们在下棋，随着夕阳的沉落，这个世界的一切荣光也渐渐的消失。咱们去一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广告直播间。其实胡兰成的意思啊，你也不能说是他一个人的意思，就是中国过去的这个古代文化呀，越早，你比如说啊。 过去说周朝的时候，就是说朝廷要有三老，你记得就像刘邦的那个时候，就是说他本来要废太子，但是因为太子请来了四个有名望的老人，刘邦一看就说这个太子就不能废了。对，所以他这个胡兰成说这意思就是说啊，你在这个中国古古人的时候啊，整个从村儿到朝廷都特别呃就是敬老敬老，而且认为呢，甚至认为有一种什么呢？他就说啊，说齐白石。 六十岁之后的作品才真正好，反而中国古人认为啊，越老啊，这个道就越纯，你知道吗？包括甚至是说像苏东坡，呃，他就讲四十多岁的时候啊，就爱说自己老，其实这个里头啊，有一种自负，就是说，就是哎张扬老。但是你看咱们今天说说你老，哎。 他们去整形医师加工一下，忙 <laughs> 点不老。 <laughs> 对，现在咱们这同事啊，一见到我，我他，你只要一个一个中年男人，别人开始夸你就说，哎，文涛，你这些年样子一点都没变呢。就开心 <laughs> 了，你就开心了。不是，你你就知道你老了。你会对一个年轻人说，样子一点都没变。那也是。是，可是对，好啊，对我们中年人老往往是另外一个赞美啊。我最近蛮高兴的，那个李宗盛。 你的好朋友李宗盛，对对对，在台湾搞演演唱会哈，然后呢，他的演唱会的宣传口号是这样的：，既然青春留不住，还是做个大叔好，大叔啊，还是做个大叔比较好。那我觉得蛮高兴，因为我刚好在台湾出了一本书，叫叫大叔。 对啊，所以等于李宗盛来替我打输，帮你打输了。对啊，多好，而且也点破了这那一句 slogan 真的很好。你青春留不住嘛，那干脆就认了。不像不会有女人说，既然青春留不住， <laughs> 还是做个大妈。大妈好。他们是抵死也不要当大妈的。对对。你能够想象有人叫你林大妈吗？揍他， <laughs> 马上揍人。 <laughs> 不就是现在我老觉得啊，有时候看着这个我们的这个父母亲呢，我就心里就觉得，哎，这是。 就好像就是越老越没用，啊越老越什么都不懂。今天像是一个啊，谄媚青年的，就是历史已经进，我认为可能从达尔伦达尔文进化论开始，历史就进入了一个谄媚青年。就什么时候 <laughs> 你看，包括五四就是这样，青年是对的，青年什么都懂，青年什么都会，老的东西啊，慢慢就丧失了它的价值。 我觉得如果是在就是家庭的里面哦，其实我觉得就是跟中西方社会有很大的不一样，就是教育小孩子的方式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常常在社会新闻上看到很多的小朋友什么打外婆啊，打打爸爸妈妈啊，原因是因为他爸爸妈妈不帮他买什么东西。可是你会发现说，我们小时候我们哪敢做这种事情？爸妈爸爸妈妈说不买给你，你就算了，你也不能怎么样。那而是说，可能爸爸妈妈教小孩的时候就告诉他说。 只要你好，你做任何事情，或者说你可能只要读书就好，你只要会好好读书，你其他都不用做。那对他来说就不会有那种，反正你们都是以我为主，你们宠这么宠这个小孩，谁也打不得。这个孩子他以本位思考，他永远觉得我就是以我为主。可是你去看外国的小孩子跟父母亲，父母亲就是养到十八岁。 你就是你的生活，我我也不会帮你付学费付什么，你自己去贷款，这是你的人生。我赚的钱是未来我跟我老婆我们自己要养老的，所以说我会觉得外国人跟子女之间的感情不亲，是因为他把他当做独立的个体。那我们对跟小孩子的亲，或是跟父母亲的亲，是因为我觉得我们是一在一起的。那如果说我的小孩从头到尾，他不管做什么东西，吃什么东西，永远都是我的要最好。等他到到大了，到老了。 他的小孩也会同样的觉得说，我为什么要给你？我也要最好的。我觉得是因为这个样子的关系， <laughs> 说难听一点是报应。 <laughs> 就是说有对，本位主义就不一样了。那这些老人他就会变成说，他永远就会，因为小孩子会觉得说，反正你们都是要吃不好的，反正你们都是要用不好的，最好的都是我要用。那你到到老的时候，他也不会觉得说我应该要。 对你特别好或怎么样，那是跟以前年轻小时候，可能以前古人的那种社会说什么在吃饭怎么会小孩先吃，一定是长辈入座，长辈动筷子，男人先吃， <laughs> <laughs> 我说说老人又会，你倒是不说女人了，现在开始。潮 <laughs> 州人是这样的，男的先上桌，女的不能上桌。有些呢，那我对这样老特别有感慨，我刚听你讲到一下你跟你父母亲哈，我我以前坦白讲。 反正就你说忙也好，什么也好，大概一个月才跟我爸妈吃一两次饭。特别我父亲比较衰弱哈，最近才刚两个礼拜前发生一个事情，我就之后我固定每个礼拜至少跟他吃三顿饭。为什么呢？我在在开车，在我父亲吃个午餐，然后他吃到一个东西，突然好像呃呃咳嗽，呛到，然后也不呛到，就是很普通一个咳嗽。 那个、那个、那个鼻水什么都出来，刚好那一天吃咖喱， <laughs> 你可以想象嘛， <laughs> 那鼻水都是黄的。OK，这样。 <laughs> 那我当时这样，我就很心疼，觉得我眼前的七十多岁，以前对我很凶的，我动一动，因为爱爱小孩嘛，希望培养成才，很凶的骂打。那个父亲那么无力无助，我觉得哎呀，我的心都疼。所以之后我接两个礼拜开始，每个礼拜至少三天，再再去吃。 我觉得又照顾，开始他要被我照顾这种感觉，哎，尤其是老人要是病了，其实你觉不觉得？